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是准时出发的，可是路上堵车，我到机场时，我要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。男的怎么了？ 七，听说你儿子去年结婚了，现在他生活不错吧？别提了，他怪可怜的。他妻子太懒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连孩子也不带。女的为什么觉得儿子可怜？ 八，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，下次考试的报名时间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男的想要干什么？ 九，这个笑话确实有意思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有一个网站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笑话。我现在就把网址发给你。那个笑话是在哪儿看到的？ 十，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？刚刚我去银行存钱时，记得放到包里了，这会儿就找不到了。别找了，你看，在门上挂着呢。钥匙在哪儿？ 十一，医生，我的病严重吗？是不是需要打针呢？不是很严重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另外，最近不要抽烟，少吃咸的和辣的。根据对话，哪个对男的身体有好处？ 十二，这次活动非常成功，大家顺利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，辛苦了，祝贺你们！能有这么大的成绩，主要是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努力。来，干一杯！男的是什么心情？